前面几讲啊，咱们这个讲了太平洋战争爆发阶段的几场战役啊，这个小日本子呢，先是偷袭珍珠港，然后呢席卷东南亚，几个月的时间里呢，就取得了这个辉煌的战果啊，打的英美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啊满地找牙。其实这个说实话哈，说这个小日本如果不是对这个亚洲邻居这么混蛋，从这个种族层面上讲啊。 觉得这个小日本挺给力的啊，毕竟是黄种人颠覆白种人的胜利，觉得这个小日本给黄种人争了气了，是吧？但是呢，这帮孙子比西方人要残暴的多，是吧？所以遭报应啊，是早晚的事儿。不过这个时候呢，还没到。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英国就不用说了，一战以后元气大伤。 殖民体系呢濒临崩溃是吧？维多利亚女王四十几年的储积啊扫荡无余，二战本土都差点让德国人登上路是吧？所以这个远东啊基本上就没有精力顾局了。就算是日本人不打，他这些殖民地呢早晚也得自己独立。 美国呢，经过珍珠港、菲律宾这两仗啊，被打的是损兵折将，被日本打了。八十年前还是美国人佩里老爷子开着蒸汽军舰，第一个敲开日本国门的，现在可倒好，那被小日本打到自己家门口了，是吧？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呀，自一八一二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啊，就是英美战争啊，也就是被英国人烧了白宫那次。 本土呢，就再也没有被攻击过啊，所以你想啊，这可想而知，这心里得多窝囊啊！结果这被日本打了，这太没脸了啊！因此，整个国家浑身上下就憋着口气儿，要好好的报复一下小日本儿啊，要不然真是太丢脸了啊！不过，以以现在这种这个情况来看啊，局面很被动啊，瞬间翻盘儿啊可能性不大。太平洋上日美的海军实力。 航母四比十啊，战列舰就别提了，美国是零啊，因为这个能动的一现在一艘没有在太平洋上啊，但是到这份儿上啊，就是我硬干你，我我干不过啊，但是我怎么着也得想辙，我得吓唬吓唬你啊，让你知道爷不是好惹的。 所以，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一号呀，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俩礼拜，美国总统罗斯福啊就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这个将军们呢尽快搞一次报复性的打击，而且呢不打别的地方啊，咱玩就玩大的，是吧？直接打小日本的心脏东京，是吧？好让这个天皇这老小子。 知道大美利坚的厉害啊！这一幕在这个二零零一年的那部电影《珍珠港》里边也有体现啊。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有两个片段我印象最深啊。第一个呢，就是珍珠港被袭击的那种这个惨烈场面啊。不过说实话，这么大制作的电影啊，这个道具啊有点不太专业啊。这个港内停的很多军舰。 都是战后服役的啊，比如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这就太穿越了啊！另一幕呢，就是罗斯福在开会的时候愤然站起来啊，当时在场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的首脑啊，都对轰炸东京泼冷水啊，所以罗斯福呢，想用实际行动说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啊！你看我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都能站起来，是吧？炸个东京，你们都说办不到，你们给我想辙。 但是就当时情况看来，轰炸东京这件事儿确实不太现实，因为美国这个时候能够在太平洋上调动的航母就两艘，是吧？太平洋舰队刚刚受了重创，那你说你航母大摇大摆开到东京湾附近去轰炸，是吧？那山本五十六正愁找不着你呢，那这珍珠港事变时候没炸着你，是吧？你这就是自投罗网了。至于这个。 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啊，是航程比较远，但是没法从这个夏威夷飞日本呐。就算是二战后期的 B 二十九这样的超远程轰炸机啊，还得从塞班岛起飞才能炸日本本土。这个时候啊，一个海军作战参谋叫弗朗西斯洛啊，这哥们儿呢想了一个。 还算可行的办法什么呢？说把陆军航空兵，美国那个时候也没有空军啊，这个空军分属于陆海军，所以他建议呢，把陆航陆军航空兵的 B-25 轰炸机搭载到航母上，然后在远离日本警戒线的地方起飞，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能够保障飞机飞到日本本土啊，然后呢，航母立刻返航。 是吧？那航母返航了，飞机怎么办呢？飞机不回航母，直接飞到中国的浙江和江西的机场，因为这两个地儿呢还是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说实话，这确实是够远的，啊不像往这个山东或者大连那种地方飞。但没办法，华北、东北都被鬼子占了。啊其实这个原计划呢，美国是打算让这个飞机啊飞到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啊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距离比飞中国近得多。 是吧？但是咱们都知道，苏联跟日本签订了这个中立条约啊。苏军这时候跟德军在这个莫斯科打的艰苦卓绝，远东兵力空虚啊，所以苏联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儿呢刺激日本，苏联就拒绝了啊，而且是断然拒绝。那么这个除了飞机降落到中国啊，这个有点异想天开啊，就这个降落地点之外啊，这个方案执行起来困难多得很，别的不说。 你让陆航轰炸机在航母上起飞啊，这个事儿本身就有点扯啊。二战的时候啊，航母飞行甲板就二百多米长，一般呢都是起飞那种海军的轻型飞机，是吧？B 二十五在陆地上的起飞距离啊，将近四百米，而且那个时候航母上没有弹射器，不像现在是吧？ 蒸汽弹射器是吧？哎，纯靠螺旋桨加速吧你想这事儿是吧？要干成这飞行员得有多神啊？还好这个美国这么大嘛，就是不缺神人啊！所以被选中负责这次特殊任务的这位大神出来了那谁呢？詹姆斯·杜立特中校啊！在美国呢，一般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吉米，是吧？杜立特在这个咱们印象当中啊，就是个技术出众。 性格耿直坚韧的典型军官是吧？这个如果就这么看啊，就小瞧这位杜爷了啊。有几件事可以知道他多牛。首先呢，他个儿不高，一米六九啊，而且很瘦啊，在美国人眼里跟营养不良差不多啊。美国满大街都是一米九以上、三百多磅的大胖子，但是呢，你别看他瘦，是吧？不弱，擅长拳击啊，曾经获得过太平洋沿岸最轻量级选手。 这个拳击冠军啊，不光武的厉害，文也不差啊。拿这个学历来说，他不是西点或者这个安纳波利斯这样的军校出来的啊，毕业就能分配工作进体制内是吧？他拿的是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啊。他后来有个中国学弟叫钱学森嘛，是吧？然后呢，他不光是在这个军队牛，在社会上混的也不差。 啊，战后呢，老杜退役了，进入壳牌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挤掉了沃尔玛，当了这个财富五百强的老大，是吧？比咱那两桶油牛逼多了，是吧？老杜呢，在这儿都做过副总裁的职位，啊，业绩是非常突出的，啊，所以这些事儿很牛，说明老杜，啊但呢，跟他在飞行上的成就比起来就不算啥了。早在一九一七年。 老杜就加入了最早的这个美国陆军航空兵啊，二二年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开飞机横穿美国，用了这个二十一个小时啊，一个人开着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加州。今天你坐飞机你觉得没啥啊，但是那个时候飞机时速啊一百五十公里啊，跟今天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的速度差不多，而且那会儿的飞机都是敞开式座舱，飞也飞不高。 是吧？所以你想，这需要多强的体力跟耐力啊！因此，这次美国准备轰炸东京，是吧？哎，就是不一般的任务，那交给这个不一般的牛人，是吧？任务确定之后，那就赶紧准备吧！啊，主要就是这个两项啊，两项啊，一个是改造飞机啊，一个呢是人员训练。根据计划呢，首批二十四架 B-25 轰炸机啊，被运到这航空公司啊进行改造。 啊，为了这个缩减起飞距离，第一减重，飞机基本上跟投炸弹无关的东西能拆的都拆了，比如像防护甲板啊，甚至连防御的机枪都给拆了啊。但是你把机枪拆了，万一小鬼子打你怎么办呢？啊，美国人特别逗啊，把这个拖把棍儿啊染黑了装上去啊，弄个疑似机枪啊，这样至少呢能吓唬一下敌人啊，然后呢就要。 加油箱啊，因为这个航程实在太远，所以飞机上各个角落是吧都被放上了小油桶啊，有的甚至只能装这个五加仑油啊，一加仑就是呃四升吧，将近四升啊，五加仑二十升啊，这个这个奥拓车的油箱这么大是吧？然后你这么小的油桶干嘛？多一点油就多一份生存几率。 多一点油呢，就多一份生存几率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选人啊，不用说了，那肯定都得是最牛逼的飞行员才能入选啊。在电影里面呢，咱们就看这个杜立特在招人的时候啊，只说任务很危险，最高机密，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拉吹。那但所有人呢都抢着报名啊。这些飞行员驾驶改装过的飞机，在一个地面跑道画上线，模拟航母甲板。 啊，一次一次练这个短距起飞，练了好几个礼拜。出征的日子呢，就终于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一号，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带着十六架改装的 B 二十五轰炸机啊，编入了第十八机动舰队，由这个有外号“蛮牛”的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从旧金山起航，在这个。 军舰出发之后，杜立特才对这个飞行员们交代，那说咱们这次的目标啊，就是轰炸东京，而且嘱咐弟兄们是吧，遇到危险及时跳伞，保命要紧啊。飞机摔了，再造出一架来很容易啊。这么合格的飞行员是吧，少找啊，所以你们得保命啊。然后有人就问这个杜立特啊，说老大，你你也你也这么干吗？你也一遇危险就跳伞吗？啊，结果杜大爷。 云淡风轻的说：“哥们儿，我不适合做俘虏啊！到时候呢，我会开着飞机，找个有价值的目标，一头撞上去，跟小鬼子同归于尽。看起来这个神风特工队这差事啊，不是日本独有的，那人家美国人横起来呢也不差。那飞机起飞之前啊。” 这个很多美国军官啊，以前获得过日本颁发的勋章啊，这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的时候，零八年美国大白舰队啊环球航行到过日本啊，跟日本海军有过一段蜜月啊，所以日本政府当时赠送给这个美国官兵啊勋章啊，然后他们把这个日本人给的勋章呢都寄到了炸弹上啊，说把这个勋章还给日本人啊，跟炸弹一起还给。 这个背信弃义的国家，而且这个炸弹上呢写了很多话啊，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有名，说我们不想燃烧世界，只想燃烧东京。据说在呃九一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啊，美国给这个伊拉克那个萨达姆侯赛因是吧的炸弹上啊也有类似的话。一路之上，所有人都是提心吊胆啊，如果有啥差池，被日本人发现。 任务失败不说，要是连这两艘航母都 over 了的话，那按照当时美国海军部长金上将的话讲，就小日本能直接从西海岸登陆了啊！但真是啊，怕啥来啥啊！四月十八号早上七点半，海上呢出现了日本巡逻船，美军纳什维尔号巡洋舰马上开火，把它击沉了。 但是这艘小巡逻船啊，在沉没之前就已经发出了电报。杜立特和哈尔西一下就慌了啊！现在离日本本土还有一千二百公里，比原计划九百公里啊，提前了大概十个小时的路程。不过眼下没有别的办法，航母再往前就只能是送死了。 啊，所以杜立特和哈尔西商定之后，决定飞机立即起飞，这个航母呢马上返航。这么一来，这个十六架 B 二十五轰炸机起飞啊，往西一直到达了日本上空，航母呢就加走了啊。按照道理说，这些轰炸机等于是光着屁股擅闯敌营，不不要说连这个自卫的机枪没有，连防弹装甲都拆了，肯定是危机重重。 但是竟然一路格外顺利，为什么呢？日本人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美国人这个时候还能干出这么不要命的事儿来，对吧？就跟那个不列颠空战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去炸柏林一样啊。到达这个东京上空的时候啊，杜立特的这个座机啊，跟一架日本军机是擦身而过。后来知道啊，这是东条英机的座机啊，东条英机。 上外地出差啊，老东条在上面一开始还以为这是自个儿的飞机呢。据说这个东条的秘书看到了美国飞行员的脸，被吓了一跳。你想这个这飞机这个距离这么近啊，差一点就就发生剐蹭。东条知道了也捏了把汗啊，不过杜立特呢没有在意啊，还是专心的往东京飞啊。这个时候特别有意思。 东京这时候干嘛呢？搞防空演习呢，老百姓都兴高采烈配合这个防空部门演戏啊。实际上不是演习啊，是演戏。因为从来这个日本没没挨过炸嘛，就以前三七年的时候，中华民国空军是吧，两架这轰炸机用传单轰炸过日本啊。就在在这之外，没有这个日日本领空没有遭到过袭击，吧所以这演习就跟演戏一样。正好这个时候，美国轰炸机来了。 跟这个炸珍珠港的时候一样啊，小日本以为是自己的这个飞机挥手致意，对吧？等到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小日本傻了啊！美军的这个部队啊，呃，主要的轰炸目标是日本的工业设施啊，比如兵工厂啊、造船厂啊、钢铁厂啊。 有一架飞机是正好掠过皇宫上空，当时天皇和皇后在御花园里散步啊，可惜呢美军有命令，皇宫不能炸啊，不不然的话，小日本得跟你玩命啊。这个美国人认为日本呐是三十七点七万平方公里的精神病院。 关这一亿疯子啊！所以别把这疯子头炸死，回头疯子们都急了。除了这个东京之外啊，美军还轰炸了神户、横滨、大阪和名古屋啊。当然了，造成的破坏非常有限啊，毕竟只有十六架飞机，每架飞机呢也带不了这个这个多少炸弹。十六架飞机把炸弹扔完，一切顺利，飞机无一损失，然后呢就一起起飞。 飞离呃日本本土向中国飞去，理论上说呢，这个多飞三百多公里啊是挺难撑到目的地的。不过感谢上帝耶和华，一路之上几乎都是顺风啊，所以你不给油啊挂空挡它都能走啊。大部分飞机都飞到了中国沿海地区，只有一架飞机因为这个燃油消耗过快，被迫飞往苏联。机组人员之后呢被苏联扣留啊，但是后来还是辗转回到了美国啊。 那些这个降落在中国的飞机啊，就命运多舛了啊！最倒霉的呢，十六号机落到了日战区，所以这帮人就被小日本俘虏了啊！小鬼子正在气头上。 那这帮人肯定没好果子吃啊，所以大部分人呢都被这个日本人杀害。十六架飞机上总共八十名飞行员啊，绝大部分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得救了。不过这个中国人呢就倒霉了，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哪个村的人救过美国人，几乎是整村被屠尽啊。日本人专门派这个部队啊往这个浙江、江西这边疯狂进攻。随后几个月，日军在中国变态般的报复啊，据统计。 说有大约二十五万中国人因此丧命，为此蒋介石专门去信给罗斯福说明过这件事儿啊，说我这儿为了救你那几十人，我搭上了几十万条命，所以美国也特别愧疚啊，经常呢，现在会有一些当年参与过救援的中国人或者他们的后代被邀请到美国访问受勋啊，这些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啊，知道有没命的危险。 但是就觉得应该这么做啊，打这个小鬼子，轰炸东京啊！你要说这个这个物质上的战果确实不大啊，日本这边呢总共伤亡了三百人左右，被炸毁的这个设施呢也很快被修复了。日本媒体啊把杜立特的名字拆开了念，do little 啊，形容就是你干的事微乎其微。但是啊，最重要的是对日本人的心理震慑作用那是极大极大极大。 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啊对美国国内民众信心的提升也是极大、极大、极大。啊这是日本帝国本土啊，自忽必烈汗以来啊，这个这个，从那个一二多少多少年到现在七将近七百年，第一次遭到攻击，是吧？ 所以偷袭珍珠港的阴霾可以说被一扫而空。当时有记者就问罗斯福啊，说这些飞机是从哪儿飞过来的？飞到日本去的？周围都被日本人占了。 怎么可能？这个有轰炸机飞到日本啊？罗斯福淡定而风趣的回答啊，说他们从香格里拉飞过去的啊，因为这个从航母上起飞这是机密呢，不能说呀。香格里拉这个词儿啊，最早是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啊里边提到这么一个地方啊。按咱的话讲呢，就是这个世外桃源啊，这个。 人间仙境啊，云南那个香格里拉原来是迪庆嘛啊，是九十年代根据这个意思改的名字。突袭东京，最重要的是，小日本的战略部署被打乱了啊。美国能把轰炸机飞到天皇陛下脑袋顶上，是吧？这多显示日本军方的无能。所以日军大本营把四个最精锐的战斗机大队调回国内防御。 啊，这就极大的降低了日军海外扩张的能力。然后最重要的是，啊，在这件事儿的压力之下，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比原计划提前七个月，仓促的向中途岛发动了进攻，要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否则的话，天皇陛下不安啊。因此，可以这么讲，杜立特空袭就造成了太平洋战争转折的蝴蝶效应。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